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咱们是这个经典啊，就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， <laughs> 不是就说咱们这仨呀，算是个老帮菜吧，老三根老干葱吧。 <laughs> 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，可以在一块聊聊，因为就是。 凤凰那个什么嘛，生日， <laughs> 那个什么嘛，这个说的很尴尬的样子是吧？ <laughs> 那个什么嘛，好像有点含羞带怯 <laughs> 是吧？十五就进入青春期，这说明我们是多么的低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都不好意思跟人说我们过生日，跟做贼似的，不好意思，我生日。对对对，现在很多人选择过生日就不不告诉别人了，对吗？其实我跟你说，我很多时候你不知道，我就觉得嗯。 跟别人，有些人很自信，喜欢跟别人说自己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啊！我倒也不是说不能说，而且我很多时候不愿意说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害臊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觉得很害臊，就是说。 咱咱今天这个凤凰台不害臊吧？做做的很骄傲吧？啊，是是是， <laughs> 凤凰台很骄傲，我们很害臊，是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更骄傲。我跟你说，随着这个凤凰这个十五周年这个生日的这个到来啊，我就发现了，就是我这个好家伙，就走出人生中年危机了，正在走出。为什么？中年危机？怎么啊？ 我就是中年危机是什么意思？正不如老先生也有关系，受他的感召啊，受他的感召，正在走出回到青春期，中年危机。我们这一同走过十五年呐，嗯，这是有点与子偕老的这个意思了。这意思就是将来恐怕也不会炒了他的意思，也 <laughs> 是这个意思吧？这也难说。我的不是我十五年最大的经验啊，就在凤凰。 享受现在吧， <laughs> 享受享受，嘛每一个现在，哎，其实呃都是未来很有意思的一个回味。那而且呢，你看啊，我现在我现在就说走正在走入中年危机的特征之一，我就发现男的比女的好了。嗯，你看，完全同意。我们的那个这个编导啊，这个宋鑫呐，就找了还挺用心，找了三段我们十五年前吧，十几年前我们的这个影像和画面。 我这一看，我就发现呐，你看女人岁数看自己当年，她会觉得什么感觉？就是当年年轻漂亮嘛，对吧？男人不一样，你看我看当年啊，我只是觉得当年我是这个假恶丑，也不叫假恶丑叫傻 <laughs> 假丑，哎，越来越好是吧？ 没感受越来越好啊，自我感对，意思就是有点像倒吃甘蔗了，是吧？越老这什么甘蔗得倒着吃嘛，你不知道吗？甘蔗倒着吃呢，就是什么意思？呢？越吃越甜，越吃越甜了吧？哦，就越到后来越好了嘛。因为男女这点不一样，我们以前不是老说嘛，这个女主持很不像话。嗯，这个平均收入是我们男主持的四倍嘛，这个也不用再解释，大伙都知道，对吧？后来我们发现有一点不同。 就男人的这个职业生命啊，不止一般比较长，起码在中国这个圈，嗯，二来呢也比较看俏。 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啊，没错儿，我们现在在在这待着，我们看前头就看着阮次山先生，哎呦， <laughs> 再过十来年，我们能不能也像他那样白发的评论员是吧？没错儿，你们自我感觉好，因为你们的女的都多吃香啊，都比你们男的神气，什么鲁豫啊、葛辉啊，你见过女的阮次山吗？没见过吧？ <laughs> 我跟你，我跟你讲，就是那那天有个人跟我讲啊，说是这个英语里边有一个人说这个笑话。 就是说，男的老了可以像肖恩康纳利，肖恩康纳利；说女的老了呢，也像肖恩康纳利。 <laughs> 太开心了， <laughs> 好，小心鲁豫， <laughs> 小心鲁豫揍你们。鲁豫老了话，我保证他也像小康那样。 <laughs> 这年头，我跟你说，谁难受谁知道，咱得看谁是笑在最后的人。不怕，没错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你活过了十五年，在凤凰，你就慢慢的感到一切啊，这个正合适。 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这个工资啊不多也不少， <laughs> 是吧？呃，反正一切都这可……哎，我就看看当年吧，看看看看当年我什么屌样啊！来看一下。大家好， <laughs> 我叫窦文涛，是从广东来的。 那当然要样样皆能，再鼓鼓掌，再鼓鼓掌，大家大家。我要去找一个完全自我的空间。我喜欢看电影啊，听音乐了啊，还有我一直就比较喜欢看书。我给你一插上这个，你早晚都是我的老婆，哪也跑不了。你要想知道你现在的女朋友当了你老婆是什么样，你就去了解一下她的妈是什么样。今天可是我们凤凰的大节日啊！当天晚上啊，我就头疼的没睡着觉。三。 二一，走，耶！哎，你看，当年的小丽真青春。 <laughs> 不过，我我我我想说的是，女的没什么变化，男的变化大，这什么道理？你看歌辉也没什么变化的，现在这个样子，至少拍出来没什么变化。 哎呀，你不知道，这人家背后一番辛苦，你你你我哪晓得呢？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？ <laughs> 谁容易啊？这年头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我就我就，而且而且，我一想啊，你看，哎，你看现在，您老以前是个奶油小生。 能算吗？ <laughs> 算差不多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 <laughs> 那要碰到赶得巧就做达斯长那个角色。 <laughs> 为什么我这个人就好像没年轻过？我觉得，因为就年轻啊。我现是年轻啊，他倒没年轻过，他是从来没年轻过，他是没年轻过。哎，你你这个变化很大，你现在是成熟。不是，就是有的人。 他合适的岁数啊，从他少年你就看得出来，就这个人呢，长得是个中年人的样，嗯，就是他他中年人最合适，嗯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呢是长成一个少想青春的一个样，就是他二十几岁的时候最合适，嗯，你像文道就是什么岁数都合适， <laughs> 我老了要是还这样有点可怕是吧？啊，不过我想话说回来，我看到当年的时候啊，文涛跟现在真的很不同了，嗯，就那个年头文涛是比较。 有点油腔滑调，没错啊，比较不差，是吗？现在更加油腔， <laughs> 现在这个油腔滑调背后呢，其实还是有点沉稳。这个油腔滑调有点是像装了，嗯，当年那个更装，没错， <laughs> 没错，没错，是。所以我就跟你讲，我总认为啊，这个青年人啊，比中年人更虚伪，对，是更假的，对。你不要以为年轻人呢就很真诚，你知道，我跟你讲是，我跟你讲是什么意思啊？ 第一，年轻人，他啊，到底什么是他真实的自己呀？嗯，他还不是能够开掘或者自我发现的很深入。对，他以为的他那个样子啊，其实不见得是他真正的样子。是，那年轻人很多掩饰。第二，我就发现，你比如说，你像我们这个选美的小姑娘，我就有时候跟她说，我说你们怎么上台总说假话呢？对吗？你知道吗？ 实际上，这些姑娘都是很淳朴的、很很好的姑娘。为什么上台她要那样？这是很普遍的现象。为了什么呢？其实一点都不能怪这些年轻人，因为我就发现呢，你能够安全的、尽量的不说假话，说真话，这是需要呃阅历的，需要经验的。不也是因为往往一个年轻人呢，他还不大能够有这个能力，或者说是胆量，你让他怎么？ 说出他心底的真话。说假话是为了以后说真话。你要说真话，讲自己回到本色，是要需要一定的社会空间，一定的社会位置的。对。所以我们写文章的时候都是这样。我们开始写文章的时候，就会学人家的腔调，就学的很老成，学的很啊浅论试探什么什么什么。是。因为你不这么学的话，人家根本不让你发表。嗯。等到你，你你现在回头去看，像贾平凹啦，像像王安忆他们早期的小说，很主旋律。 嗯，等到他有了主旋律得奖了以后，他们开始写自己消沉的、悲观的、深刻的东西了。没错，因为人家已经可以发表。一开始他这样出不来，尤尤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环境，他的个主旋律很力量很大，所以年轻人，你你要理解这些这些选美的小姑娘，她讲这些话。你知道，就说这个人呢，我为什么说呃，女人另算啊，就说我就说这个男人。 他为什么随着年龄的递进呢？他是个逐渐发现或者找到自己的过程。因为小的时候啊，被洗了很多遍的脑，你知道吗？你比如说啊，看一个王朔的小说很受影响，接下来可能三个月之内说话都跟王朔那样说话。呃，可能又看了这个偶像，呃，也不甚至你不是有意的学，你会受影响。看多了中央台，你上台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去中央台的那个腔调讲话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一层一层，佛家讲就是这个熏染呐。 熏染在你的这个头脑里，然后说到底什么是我自己的语言，什么是我自己的说话？你真的像老子讲的那样，要是一直能想这个问题，你得揭掉一层啊，洗掉一层啊，把盛是所有的这些影响都洗掉的时候，有一天可能才蹦出一个你自己啊。不过我觉得这里面分两层讲，一层呢像子东刚才说那个，我觉得那是中国特色，就中国这个社会。 尤其使得年轻人更你要有所作为，你一定要扮演社会角色。你是跟演跟随着大众的主流模式的，嗯，比如说你讲小说，大部分外国作家的情况我看过，像英欧美他们是相反的，一开始最有个性，是最有个性，最张扬，要引人注目。 越老呢，反而有时候这个个性就削减。这到五四也是这样。比如说像在中国也是当官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我们说很多老官员，哎呀，说话特别老辣，特别坦率。那就是等到老了，社会空间大了。但是人还有一种普遍的问题，这个普遍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，那个情况是什么呢？这年并不是说中年人更能说真话，而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中年人更知道分寸了。 他更知道说到什么话又是真的，但是又何度？是，对，其实这也也是一种事故，也是一种事故。而年轻人呢，恰恰是因为不够事故，所以常常过犹不及的说假话。你知道，就是我们，大家都涂油漆，你只是现在涂的不觉得了。我们啊，一层一层的这个被纳入一个套子里。你知道，你比如说，像当年我呃刚来香港的时候。 你知道怎么主持节目吗？我们往往不自觉的就会在一个套子里。你出了内地的套子，你要进香港的套子。我就记得刚来的时候啊，我们那个呃凤凰只有一个节目叫《相聚凤凰台》，那么主持的模板是什么呢？就是港台香港的主持人的范儿。呃，香港主持人怎么主持啊？就是所谓港台议员。你知道最典型，我常跟他们说，那导演让我跟小丽出去拍外景。 说俩怎么开头呢？你设想一下，就说你们俩在镜头外边啊，小丽在这边，文涛在这边，说同时一起导演说一二三，嗨，这这我正主持节目呢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虽然我们这个节目经常犯错误哈，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这个节目啊是凤凰的某种象征，哎。 不说别的，意思就凤凰也常犯错误。 <laughs> 凤凰的错误都犯在我们这儿，哎，对，没错。具体说就犯在你们俩头上，错误全让我们来承担吧。 <laughs> 哎，就是为什么我说啊？你看哈，他呃，你要从年头上说，咱不说别的，呃，同志们，我们是到二零一一年今年台庆，我们这个节目十三年了，嗯。 我我我只有十年，你是多少？十二年，十二啊！我们这节目这十三年，十三年，那么就按照一年，咱们就在周一到周五几乎每天一集吧，就算一年三百集，嗯，对，十年三千集，三千九百集。 基本上四千级了，快快四千级。所以我我自己想想，我参与大概也有一两千级了，两千级就差不多。你简直难以想象，能说两千级？没错。所以呢，我的人生， <laughs> 你看我走出中年危机的人生，难以想象。就是说，我们不能跟人比成功，但是我们可以给人比长命，比 <laughs> 长命。 看谁活得长， <laughs> 对吧？谁活得长，这个乌龟的哲学，乌龟的，这 <laughs> 没错没错，就是谁。我是跟人比失败。我我我最近这个这个几个月写了本书嘛，这个这个呃我呃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三本书，两本是论文，有一本就是我这十年跟呃三人行的言论失败的经验。我把各种各样经验写写完以后，我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：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，常因。 这个呃，碌碌无为而悔恨， <laughs> 因虚度年华而羞愧，这实话。嗯。所以呢，就把这些实话记录下来，只是想说明一个过程。废铁是这样炼成的。好好好，说的对。好好为为了印证你这段话，这这这一本书，徐老师为了印证你这段话，我再给你看一下我们的往日音容笑貌啊！再再再再再再再看一段。 内容多元化，取向大众化，要让观众觉得既轻松又亲切，要走在时代的尖端，把两岸三地的观众紧扣在一起。我们这个台就是应该这样。 锵锵三人行，周一到周五，你们好，我是窦文涛，来认识一下我们本周的两位嘉宾。 <laughs> 你看我那贼眼，对我跟你说，基本上要感谢这个特首曾荫权。 当年他还是什么官来着？胞胎那个，当年是财政司，呃，财政司司长的时候，嗯，那个时候还是我们老板建议，就是说最早，我不是说穿这个马甲啊、背心啊，是打这个的第一集，第一集，主要就是模仿这个曾荫权。曾荫权，这次昨天我们香港台来这个开播呀，你跟他握手了？哎，握手了。其实呢，我也倒也不是为了别的，我等了很久，曾荫权先生到我们台来，你想跟他握一下谁？ 比一下谁高？你还真了解我， <laughs> 我终于我终于比出来了，我比他高啊！很矮，他很矮， <laughs> 很矮。呃，但是矮矮子了不起嘛？现在的年代，对不对？哎，看了刚才那段，文道兄又有什么感触？我的感觉是看到这真是，我这么说好像不吉祥，是吧？音容宛在。 <laughs> <laughs> <laughs> 恍没没有不吉祥，恍若隔世。没有没有不吉祥，没有没没没有不吉祥。照咱们台庆他们写的这个词儿啊，今天咱们涅槃啊，涅槃了，重生嘛，涅都涅槃了，那行啊，没说不吉祥了也。那对对，你永啥不吉祥。过去的人已然死去了。 对吧？从今天开始，新的文涛出现了。 <laughs> 对，鲁豫也不再是那个样子。 <laughs> 我希望工资单也是新的。 <laughs> 我我昨天才跟公司公司的同事谈起来，说凤凰十五年有什么变了，什么没变？我们发现有样东西是铁定没变，我说那是工资没变。但是我们有同事反驳，不还是变了？我说怎么个变了？他说从前拿港币在大陆花很好，现在拿港币到大陆是亏了。 <laughs> 这个变化太大了。是不是在电视工业圈里边，一个节目十几年就算是比较成功？如果在大陆，这是最长寿。在在美国呢？美国没有，美国还还。在在香港有没有节目十几年？那个欢乐不是叫什么《欢乐今宵》？呃，那现目前为止没有了。那个老头儿，那个。 呃，离莱莱前一阵退休的那莱 King，哦，那他是做了二十五年，他是做了二十五年，我们还算短，我们其实才十三年嘛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对，我们 <laughs> <laughs> 我可没准备，我可没向软刺山方向发展，你不是他他他不这说了吗？软刺山，他的头型比较接近了， <laughs> 对，开始留胡子了，没错没错，哎，你看，你发现没有？凤凰，我跟你说，刚开始的时候，那是一个青年台，我认为刚开始的时候很就是很时尚的。 整个是跟那种青年时尚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到现在老成了，呃，是啊，的确是现在慢慢变了，连观众群都老成了。对对。他现在你看，他就加入资讯呢，他开始这个各方面不一样。凤凰有一个非常得天独厚，所以他的困难啊，变成他的特长。他的收视率有限制嘛。嗯。所以不是说叫影响有影响的人嘛？嗯。那倒过来也要被有影响的人影响吗？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嘛？对。但是他是。 天下很少有这样的台，就是电视剧还不如谈话节目收视率高的，对不对？哪有一个台供你们说话？你说这个全世界都，因为它的固定的这个观众群有一个特定，它不是全方位展开，所以它变成了一个。 谈话节目能够这么长青，能够支撑主要的收视率，能够在网上点播，这这个是一个很很很很少有这样的。我老实讲，这是我平生待过最奇怪的一个电视台。咱 <laughs> 待过几个了啊？待过几个了？ <laughs> 这是最奇怪的一个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哎，这个还还有一段，其实我都没机会看过，这么的些年，咱们再看一段，看当年又是出什么幺蛾子了。恭喜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一杯祝新岁，新年新春新欢喜，天丁天才添福气。 恭喜你呀！恭喜你，今年好景胜去年，健康愉快愁尽望，金玉满堂好风光，花好月圆人安康，风调雨顺年年发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新年快了，财源滚滚。这个是十年前了，已经。嗯，对，那个时候就是这么一个款，很很多名字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了，补邦仪呀。 对，我知道。严立耕啊，张雪林知道吧？对对对，这这这是曾经在我们那儿待过的。曹英，人家现在已然去联合国当秘书长了。这什么秘书？秘秘书长、部下？对对 <laughs> 对对对，部下啊。对，所以凤凰出人才，你出人才在这干去联合我们锵锵三人行出了香港环保局长了。对，快下台了。 <laughs> 潘杰再做一年多就就撤了。 <laughs> 哎呀，过也不错，员工很高，没错没错，地位很高。但是但是你说一个台十五年是一个很年轻。 那台，但是我们每个人呢，你想想，我们也能有几个十年、十五年呢？哎呦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，回过头来，我检点整个自己跟这个凤凰的关系啊，在我这个整个回想自己的生活里边，这是很重要一个 chapter，就很重要的一段。对你来说更加是了，差不多是你大半个人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，对对吗？ 对，还是第二好的一段时光很难讲。对我来说，怎么着？我比较矛盾。你还你还有二心吗？不是，我是 <laughs> <laughs> 因为你知道，我我总是不大呃做了这么多年电视啊，但是我始终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到今天还是有这个感觉。你就我始终我是客人，你不应该对，但是我始终觉得好像。 呃，心里面总是有股感觉，觉得我好像还有什么地方要去，嗯，呃，一个能够真的让自己定下来的地方。哎，我我觉得很奇怪，我不知道怎么形累这个经验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他就是能，呃，就是他这个池子里啊，可以有很多格格不入的人。这个也就是很多地方，你这个格格不入的人呐，你没法在这儿待着，你知道吗？这点倒是。呃，但是你像像我这种是属于啊，其实我不是什么先进分子。 我是有名的落后分子，你你是麻烦制造者，你是落后分子被改造成先进分子的典型，也没改造好， <laughs> 也没有， <laughs> 一直没有被改造好。但是，我就我就觉得啊，它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觉得特别奇怪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呃，咱讲实话哈，不是那么完美的，跟任何一个电视台一样，内部你待下来也有很多不合理，也有很多让你气闷之处。但是问题就在于，我又觉得它特别奇怪的就是。 你干嘛一直在这儿呢？你干嘛不走呢？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，还是这个地方舒服。